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今天就又活色生香了 <laughs> 啊！袁丽，你真是好久好久没来了，徐老师可想你了。真的，徐老师，你想我吗？都想，都想。 <laughs> 我也很想你们。 <laughs> 真的吗？嗯。你看你今天穿这身上来，真是够这个啊利索。我觉得你穿这个哈还是得瑟。这衣服穿了很多年了。哦，是吧？这袁丽啊，真是特别可爱。 呃，当然很多人不这么认为，但是呢 <laughs> <laughs> 不是，你是为什么不可爱呀？ <clears throat> 对，你是一个人民表演艺术家，是吧？这是一方面，但是现在他有另一个身份，叫微博名人。谁说的？不是啊，有，这群众封的。所以今天也可以讲讲啊，徐老师也开微博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说说。 微博上的风波啊，微博生活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但是首先啊，我要给你创造一个好的心情。我从你的微博上啊找来几张，我觉得哎呀，看了让我流鼻血的照片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你自己发的，我别这样。 <laughs> 你可以看看，你可以看看，瞧瞧。这流鼻血了吗？你的思想不太好。你看，把你的这鞋都染红了。这怎么了？这穿的是，这是快上床的时候吧？这怎么了？ 这穿的是你是这睡衣吗？哎呦，这什么呀？呦，这也没什么呀。呵呵呵，徐老师都对眼了。这怎么了？哎，这个这酷酷，你看袁丽，你瞧瞧。哎呦，这怎么煲汤呢？还有这个家庭主妇啊，贤妻良母的这一面，这煲的是虾米吗？哎。哦，这哭了，鼻子好红。哭了哭了，为什么哭了呢？被骂哭了呗。哦，咱们就说说这个，为什么被骂哭了？哦，为什么就是？ 很多人骂你呗，但不是很不是正常的网友骂我，是那种他们说的五毛，他们一个人好注册好多个账号，然后用最龌龊的语言来骂你，然后就绷着绷着，然后直到有一天崔永元老师来安慰你，我就是人就是怕这样，你可以。 这个呃，抵抗拳头，但是当人摸你一下，relax，都不要难过的时候，你的眼泪汪一下就。哦，感动的哭了。你别，不是感动， <laughs> 你在耻笑我， <laughs> 委屈。那是因为什么事儿呢？因为也没什么事儿啊， <laughs> 就是因为你表明你的一些自己的立场而已啊，对吧？你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立场、自己的看法，你只是在。 法律的范围内，你表达你的立场，立场不通就要被骂吗？难道？我不理解。不是你到底说了什么了呢？我我不知道啊，我反正说什么都不对。你你知道他的事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我不知道。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哎，举个例子就是这不不，我看他们找了找找找了些什么黑材料啊？ <laughs> 你看，你比如说， <coughs> 说一年以前还不是基督徒的袁立对双十一从未有过吐槽。 一年以后信了基督的原理啊，你信了基督了。说信了基督的原理，对西方有了更多的深情。他就是说啊，哎，这我也知道，呃，是挺好玩儿。就是我去英国伦敦的时候，我我当时在温莎堡附近呢，十一月十一号十一点十一分十一秒，我这大街上突然所有的人都凝固了，啪就是肃立，对着一个一个方向街街街街上都定格了。 原来就是他的这个叫“荣军节”，就是他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这在西方啊，英美世界都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呃，是那那些为国捐躯的军人，就是十一月十一号。可是。 袁立那个时候是在在在西边待着，对吧？ <laughs> 然后呢，他可能发表了一个不满。我没有说不满，我是对我自己。我说，因为前两天听说拿支付宝可以去抢购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支付宝，我从来都没有。我有过，但是 password 错了就不再有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抢不到货了。你看人家都在抢货。嗯。后来我就在那个别的一个圈看到说，哎，十一月十一号原来是西方的荣军节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我好惭愧哦，说人家这么。 肃穆的一个一个节日，而我满满脑子想的都是抢呃抢货， <laughs> 我就觉得我自己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惭愧。但是我自己的惭愧就变成了我攻击网友了，所以这是嫁接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就变成五毛，我五毛把这个矛矛盾就推向了群众。他们说你们用支付宝，袁立说你们用支付宝，你们是坏人，你们是傻瓜。 他自己很清高，所以其实不是，我是说我自己呢，我很惭愧。呃，他很惭愧，很多这个就有一些网友就开始愤怒了，就是说你为什么？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，中国人怎么不能过节了？中国人怎么不能狂欢了？啊，他们哀悼，我们就不能狂欢吗？但是徐老师，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啊，这个很多舆论的事儿啊，它特别有意思。就是说，本来啊，如果我们都能好好说话的话。 如果我们不针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话，如果我们不是就为了一个幸灾乐祸取乐的话，很多题目啊是可以好好谈谈的，而且谈好了，我们也学了知识，我们也得了营养，增进了我们的认识。比如说，你提崔永元，就前一阵我们就讲清华的这个教授就是肖英，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一些不文明的语言去说话，或者说是他针对谁？因为其实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呢。 他用不着去骂人，他这个观点本身是可以谈一谈的。比如说关于二人转，对吧？赵本山老师他的这个呃对二人转的发展啊，他是做了他的探索。那对这个探索到底应该怎么看？其实大家谈谈对谁都有好处，这还涉及到很多别的昆曲的保保护与发展，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但是不爱这么聊，不爱这么聊，爱骂对吧？同样袁立这事儿。 我觉得也饶有趣味。要叫咱们这儿好好说话的话，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课题。比方说啊，我就会这里边有的网友的这个反应就是说什么呢？这涉及到十一，比比比如说啊，中国人要不要在十一月十一号的时候对人家也要有所哀悼？因为这个节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那个那个节吧。可是某种程度上讲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，对吧？ 那么有一派的理论，你可以，咱们可以谈谈。如果你认为中国也是战胜国的话，那么中国好像也应该在这个节有所质疑，对不对？呃，当然你不质疑也没关系。可是你看，又一些人，这网上很多历史控啊，说出来他也有他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什么？中国明明是战胜国，但是呢，受到了欺负，受到了列强的欺负。我们战胜了，他们还。 照样抢瓜分我们的这个领土。山东从德国转到了日本手里。对对对，我们引起了到中国那些运动啊、五四啊什么这些都跟这儿有有关。就是说，我们战胜国反而是丧权辱国了，所以我们才不要跟他们这帮人在一块儿过这个节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？所以我说，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，哎。 如果我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，如果能大家来深思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意义的。但是是现在是被这个猛烈的炮火给骂懵了， <laughs> 所以待会儿都不想了。待会儿说我还是去淘宝点儿啊，实在的货吧。袁立想，我本来就是要淘宝嘛，对不对？我我没淘过宝，哦，没淘。我没有支付宝，我要去弄一个。那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了？我因对这个在微博上发表一些这个言论。 你你写的时候完全不管别人怎么想。我没有想，觉得他们会这么怒火中烧啊！ <laughs> 我觉得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分享的嘛，爱也好，恨也好，是可以分享的。哪里只会说是来骂？而且其实吧，有很多人啊，我相信这个里面一百个人里面有十个人他是真的有异议，但是有八十五个人真的是五毛，你知道吗？我时间久了我才懂得什么叫五毛的，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，我就是骂你，我骂死你。 所以我不在乎这种骂，而且他们是冒充网友，其实这些是拿了钱来替某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就骂死他，因为他话太多。对，问题是替谁呢？他们那我怎么能说呢？军队呢？他们不知道啊，其实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，但我不想说。有有有你结仇的女演员吗？哦，对，不，女演员还没到这份上， <laughs> 没到这份上。哎，徐老师，你什么体会？五毛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贬义词。 现在是褒义词。呃，他开始一边的一边的人说，意思是拿了钱来发发帖的。那另外一个跟他相等的贬义词叫工资。本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正面的词，但是一旦这个资金浓缩呢，就变成工资。所以工资跟五毛呢，大家都是贬义词。但最近变化了，最近光明日报发表文章“自干五”啊，是正面词。嗯，自干五就就不要拿钱自己干。哎，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。 哦，换句话说，我就不收钱，我就是纯粹出于爱国热情来批判你这个西方的，难道我不是爱国吗？呃，这个来污蔑，爸爸，我我不是。啊，我是就我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公知，我当然不是公知，我没有资格做。你看，公知也变成一个文化 <laughs> 人，你是红颜公知。那那我肯定不是，公知是需要有一个积累的，我觉得没到那份儿上。 我到门口都没到呢，但是我觉得爱国难道只是说一味的一种声音吗？你可以听到不同质疑的声音，也是一种爱国啊。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宽容那种不同的声音呢？五毛也好，支干五也好，都是不能宽容另外的声音。很轴。哦，那。 啊，他说的是，但是这不是网络就是这样吗？但是我不能不能容忍你拿了钱冒充网友。我觉得你有自己的想法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拿了钱来冒充呢，那是另外一种说法。我根本就不 care 这件事情。哎，但是现在也有一种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你很容易让自己啊，这个得到一个清爽，就是所有的人啊，就是说。 你我发表个言论，你骂我是吧？骂我你就是五毛。但是实际上，你可以判断。你怎么判断？有什么根据？有一些人讲话全是脏话，然后没理没据；但有一些人他讲的非常的中立，他这样讲，听听是有道理的。但是五毛里面也培养了一些。 高级知识分子用他们的不知道从哪里扒来的一个话贴在最上面，然后底下的五毛看都是骂人的话。他们的军队里面有这个有这个杀手，但是也有也有秀才。他就没有那种就是自发的网友，他但是他就是爱骂，就不文明不礼貌，爱说脏话的。有一个方法可以鉴定的，你假如有空的话哈，你看到有人这样骂你的，你就因为现在很容易嘛，因为他有他的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网页嘛。 所以你就找进去，你就看。 如果这个人呢，他是又讲讲小狗，又讲讲小猫，又讲讲白天吃的饭，又讲讲衣服，然后突然他一对政治发表的事情，那多数是一个人真实的人在发表意见，那么他有些情绪。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你打进去一看呢，他全部都是这些骂人的。所以，我怪不得我发现徐老师最近也写不出书了，你看把他全部的时间都用来侦查，这 <laughs> 个谁骂我？徐老师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哦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把你这问题想简单了。因为我认为啊，网上它有一些，这网上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就像厕所吧，它需要排泄。你比如说，你好比你比如说章子怡，你在看的底下那个跟帖，那家伙就是人类色欲大观，你知道吗？那那但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发排泄。嗯，这倒倒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的，就是两两两个两个不同层面。前面那个你讲的也对，上次那个是崔健吧？ 嗯，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讲非常好。他说：“屁眼嘛，对， <laughs> 就是说我们学校受的教育，我们在呃呃别的很多地方受的教育，就好像我们吃进了东西，网络呢是我们的一个排泄系统，排泄系统。这句话叫话糙理不糙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，医生不仅仅问你吃了什么，医生更要检查你的拉了什么。” 你的病是什么，就要从这地方看出来。所以网络也是诊断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那请问一个问题，在欧美或者是在香港，网络上也是这么糟糕吗？它少一点，因为他们有别的厕所。OK，我们他们呢有很多报纸。 本身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，他们有很多电视节目，整天在讲出口。我们的这些常规的娱乐途这个媒体途径的，我们是比较净营养的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袁莉，你现在有七百一十八万的这个这个粉丝啊？他这个没有，微博一千多万呢？哦，今天到了一千多万，这是旧资料了。好，那么一个人要是有了一千多万的时候啊。 你觉得你是不是你自己觉得你有种义务要去传播一些什么？我一百三十一万的时候和现在一千多少的时候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说话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尽量是保持中立，把我的一个态度表达出来。我首先不是公知。 啊，我觉得网络上有表演左派和表演右派，也有左派和右派。我什么派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有点情怀的，然后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。所以我只是想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。他们不来骂我，我很 r e l a x 的，其实很放松的。只要他们来骂我，就变成了一个战士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应该做一个战士。呃，对，应该说他作为一个演员，他也不是一个教授。 他有些这个可能有些知识的掌握不是很精确的，比方说就有过说华盛顿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你也可以解释。内战是吗？说一七八三年，经过了七年内战，华盛顿将军打打完江山之后，竟然跟其他士兵一样回家种地，归隐田园去了。什么就是呃说华盛顿呢？ 呃，拥有在血腥的暴力厮杀中产生的领导人物中极其罕见的品格真诚，一个追求完美道德人格的绅士，将手中权力无条件交还给美国人民，从此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皇帝的国家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资中俊老师。资中俊说的，但是很多网友当时说你是什么呢？不顾事实，说首先华盛顿领导的并不是七年内战，而是独立战争。其次，华盛顿当选总统又连任。 归隐田园也不符合事实。他是归隐以后再出来，再出来的呀。他确实打完仗回去了呀。嘿， <laughs> 都给你找不回来了是吧？不是一百四十个字，你没有办法说这么多这么多。这一百四十字满了，但是我是把大线条撸撸出来了。但是你说你细的，我哪有一百四十字没了？但我很好奇，你怎么会去引这个资老师的？没有，我是想说，是因为华盛顿是什么原因？我一定是上下微博是有关联的。 呃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但我忘记我上条说什么了。我是上下有关系的，但是网网友常常是拿一个出来？嗯，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挺有意思，就说他呀，哎，我现在有个简单粗暴的，呃，这个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啊，我有个简单粗暴的这个看人的一个偏见吧，也可以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个问题，就是很多呀，在这个。 陌生人的社会里，就是在公众社会里啊，就是呃名声特别好的人，就这就名声在公众社会里名声特别好的人，我私下里啊没法跟他交朋友，嗯或者朋友们都觉得这个人呢不靠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私德有问题，不就是还是不叫私德有问题，就是说你真跟他私人接触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不是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相反，像袁立这样啊，有些呢经常在外头啊被人骂。 在公众社会，在陌生人的世界里，陌生人甚至很多陌生人对他印象不好的人，但是他作为你私人的朋友，你了解他，你觉得啊，他就是有点二， <laughs> 不不有点不不二不二， <laughs> 你其实他很可爱，其实他很可爱没有人骂我好不好？人都挺喜欢我的好不好？ <laughs> 哦，行，你看，你这打是疼，骂是爱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又开始了，就是这是为什么？这就说明人啊，就是你对一个。 你没有私人交往的人呐，你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。我认为，嗯，就是所以，但是你看，微博就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别人就是根据你在上面说的话，去论断你的这个人。嗯，微博现在变成一个民意的收集途径，是一个教育的方式，同时又是一个发泄怨气。它这个功能啊，有点有点相互的矛盾。这更有意思的是，微博上影响最大的。 不是那些想表达思想的人，表达思想的人最多就几十万、上百万就已经神奇不得了。多不可能没那么多。哎，不可能没那么多。但演员分分钟就上千万。没错没错嫉妒死我们了，哎，一下就。所以，所以这个万里边是不是很多？我我我感兴趣的， <laughs> 对不起，圈儿，你待会儿再说。我首先比较感兴趣，这个后边的那些很多是不是很多那个银银浪的那个话呀？就是，也真的，我常常收到私信，那个。 图片是不能看的，是吧？实在是吓死你哦！他们把自己的照片贴上来了，何止是自己的照片啊？ <laughs> surprise， <laughs> 惊讶。 <laughs> 对，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为为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啊？就是我对于这个潜藏在，就是你看你躲在电脑前面的人是匿名的。 当这个匿名的人啊，他这个性欲解放的时候，我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我这我得想啊，你看每一个女演员，尤其是像袁莉这样哈，她比较性感哈，这种女演员啊，这个后边跟帖啊，你就会看到好多人的这种性幻想。哎呀，那种就就就文就文化领域的泌尿系统啊，它不是泌尿系统，它是它是生殖系统，还不是？但是但这是。 哎呦，你就觉得他心里啊？不不讲，不是不是带贬义的，因为人本身，人类啊，从古至今就是除了接受就要宣泄，这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经途径。现在微博担当了这个这个潮流，所以有很多人有没有我们不想有目的的大规模的行动，就讲没目的。很多人喜欢讲一些，我碰到这样的就不看了。最低级、最起码的骂人的话，就是脑残。哦，那很客气。哎，这这就是 hello 的意思。 啊，就是很 o 的意思。 <laughs> 你是个脑残。但最有趣的是，最后两个人一掐架，在你的微博上，他们跟你已经毫无关啊，他们自己掐，他们互相解释，他们搞搞搞搞搞搞，搞很久。 <laughs> 有时候你呃没事做的时候，看书看累的时候，你就去看看有什么评论打开看，砰，上百条，最后跟你一点关系没有。他们两个我你知道我不开这个微博，但是我生活我对我生活里有个最大的乐趣就是看这些跟帖。偷看。 哎，那你不开微博怎么能看呢？我就是有一个那个潜水的那个，我也不写嘛，我就那么看嘛。哎呀，我觉得好好玩。你看我每当痛苦的时候，我就看这个，包括那个新闻后边的跟帖。对，有时候你看他们互相之间就吵起来，什么你大爷的，你大爷的。 <laughs> 哎，非常好玩的一种娱乐。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说这个微博给你带来了什么？给我带来了什么？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讲话的一个平台啊。你有你有可以，因为我常常以前。 呃，记者采访我，我觉得这不对，我没有想这么说话。你说的不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我没有一个表达的地方。其实演员是弱势群体，他你以为他很风光，但是其实经常报道出来的不是我说的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微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我说了什么，我没说什么，对我来说是这个。 对，有些事情还可以澄清一下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另外，也可以扩大影响，对不对？嗯，有的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吧。对。对对对，没错儿，这影响有多大，这个这个这个骂声也会有多大。嗯。但是就没大家集体，夸你一回的事儿吗？ 天天都有人夸我呀，那那几张那几张照片就肯定被人夸。No，你的观点也有左右中的这个对立不同的评论呐，不一定都是骂，而且骂，说实话真的别在意，真的是五毛，百分之七十五真的是五毛，但是们，二十五 <laughs> 是可能有否定的观点。那这那评论里面五毛进来都把那些人都骂散了，那些人都不敢来提留言了。五毛就是想做到砸场子。照说在一个人的微博里边。 做你的就是在你的粉你的这个人，应该大部分是喜欢你的，嗯，是比较有共同语言的。照说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经常有的时候晚上发，然后那些人就会说，快快快，现在五毛没来，咱们说点话吧，因为五毛下班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评论非常正常。那我跟你侦查一下，这五毛他们都是有正常工作的人吗？他们打打上班呀，来骂你就是工作呀。如果你一直骂骂到窦文涛转发你了，那你。 拿这个回去可以拿更多的钱。哦。所以你为什么要 care 这件事情呢？对吧？哎，原来呢，报纸上如果发表一篇文章呢，怎么知道读者的反应就有读者来信。但其实读者来信是三节的。现在网上照理说有一篇文章呢，下面跟帖是一个很好收集民意的资料。但是现在你去看跟帖，他们是么说了不起，伟大。 哎，那怎么别的女演员没什么马战？因为别的女演员咖啡啊、宠物啊、猫啊，这个无关别的是痛痒嘛。